看到格尔靠在床角，睡眼沉静，分享了我一半的毯子；个人终端里打开的书忘了关，还浮在膝盖上。窗外，哈登抱着膝盖坐在花园前，仰头望向澄澈的夜空。我们都还是年轻时的样子。原来。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，居然就是在那朝不保夕的年代。那时，朋友是真朋友，感情是真感情，眼里看得见日出，心里挂得起寄托。 盟是杜克将军遇刺身亡，沃尔夫元帅被他们控制了，求援第八星系，林将军救救我们！你说什么？杜克死了？稍等，图兰将军，还有另一段通讯，这里是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，问候第八星系总长及统帅，杜克将军命令我们在危机情况下断开与第八星系的联络。 杜克将军目前失联，是否遇刺目前不得而知。我军内部混入了海盗奸细，方才强行突破我军围堵，向八星系同胞传递了不实消息，请勿轻信。重复一遍，请勿轻信。这段通讯还附带了一段军用记录仪的视频片段。统帅，接下来怎么做？请指示。一个是紧急求援，一个是严正警告。看来。 对赌的双方是逼我们立刻做出选择了。总长，保守的选择就是安全的选择。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，是啊，我们差点失去了统帅。谨慎一些肯定没错。目前的情况，保守的选择不一定是安全的选择，因为我们现在无法判断。 是不是某个敌人希望我们龟缩回第八星系？希望我们封闭第八星系的敌人能对我们有什么损害？我也同意封闭虫洞。第八星系这些年刚有点起色，没必要再卷入浑水。统帅和白银石卫在，就算天然虫洞区被人从外部打通，我们的安全也没什么问题。这时候自点不是坏事。我那如果我们都不在了呢？何况，就算是守住了虫洞区，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。就算没有月前网，从联盟到启明星，百年就能抵达。 考虑到太空机甲技术的爆炸速度，时间也可能缩到你难以想象的短，五十年，甚至可能是二十年、十年。有道理啊，但是如果连眼下都保不住，还谈什么以后啊？我们设想一下，不封闭第八星系，最坏的后果很可能是元年的事重演一次；而封闭第八星系，最坏的后果就很难说了。也许会有一支我们都不希望看见的力量掌控联盟。 把外面变成一个我们都不希望看见的世界。我举个例子，就像自由军团那样。他打断我两次，又在桌子底下扣住我的手，是不想让我说话，还是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你就不要发表违心的看法了。如果我也在联盟参加他们的赌博活动，我一定会跟住你会出手。你们别看着统帅，到了那个时候。 十个统帅也不够用，我们不能放弃选择历史的机会，所以我的策略是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一期。 抵达玫瑰之心，舰队各项数值显示正常，坐标信息已经反馈至银河城指挥中心。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都撤走了吗？在我们假装封闭虫洞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全线撤离玫瑰之心了。好，星际远征队，模拟虫洞干扰，持续释放能量流，让第一星系的人相信我们已经完全封闭了虫洞，玫瑰之心再次成了荒芜的禁地。是，组长。白银六主力停留玫瑰之心，密切观察周围动静。是，白银一外加部分人马。 跟我们潜入第一星系。是，统帅，伪装成民用星舰的机甲队已经准备就绪，出发。是。 扫描机，确认。扫描体征，高度吻合，确认目标。目标血液中叶皇后浓度为五十六毫克每百毫升。沃尔夫元帅，深夜拜访，打扰。了。本来要您的命并不困难，这些可爱的微型飞碟杀手可以完美躲过贵府的三重安保。 但是我的主人认为您不该死于无名小卒之手，他还想与您通话呢。吴 <coughs> 爷爷，我是静姝。 照这个速度，大概还要排两个小时。第一星系的效率真让人赞叹，一直是这样的吗？给，平时第一星系边检也确实会严一些，但这也有点过分了。很可能是机械查验后增加了一道人工程序。旧星历时代滥用人工智能造成了很多祸端，所以新星历纪年伊始，联盟就一直很注意人工智能安全。如果有突发安全事件，来不及整体升级机器人们的安全性。 就会加一道人关，人工查验。气氛这么紧张，看来杜克应该是真的出事了。那我们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不用担心，总长，老李摆的平，他就是干这个的。 <laughs> 戴尔，你们搞刺杀的，平时也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吗？伊甸园破碎之后，李弗兰就带着白银衣四处游荡，趁乱建了很多假身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们现在做的星舰，你扮演的人。 都有完整的来龙去脉，要是能让一个边检随便查出来，他也不用混。老大说的对，最小的改动，最反差的气质，就您这一副花花公子的派头，谁能查得出？连老大都……你要看我，就大大方方的看，一眼一眼的瞟来瞟去，已经构成骚扰了，你知道吗？林先生，去一边送去，别打扰我。 最近几天的《沃托日报》上都是些鸡毛蒜皮，他们向来是没有矛盾就搬弄是非。上一次这么安静，应该还是丑闻曝光，沃尔夫用武力拿下管委会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嗅到了危机，还不知道怎么站队。杜克将军在回首都新的途中遇刺，中央军要向联盟讨个说法，气氛紧张也很正常。表面上看，联盟中央没有理由在自己的地盘上杀杜克。 而且现在的局势也没有稳定到可以安心卸磨杀驴的地步，所以很明显是居心不良的海盗从中挑拨离间，大家都会这么想。所以，所以如果我是联盟中央，我感觉局势不稳，海盗蠢蠢欲动，而联盟和各星系中央军之间已经开始有裂痕，怎么办呢？权力和利益的问题，以德服人肯定是行不通的，那我只好推出一个共同的敌人，让局势变得动荡又紧张。 靠这种张力重新把涣散的人聚集在一起。这样一来，海盗刺杀杜克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题材，凸显了海盗的猖獗，激起各星系中央军的悲愤，转移矛盾。连海盗都觉得联盟和中央军需要挑拨，大家不是该更好的团结吗？中长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场刺杀背后可能还是联盟中央主导的？如果这口行刺的黑锅落在自由军团头上？ 那就有很大的可能是联盟中央的手笔，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，当时传到第八星系的消息里称，刺杀杜克的是反乌会。反乌会背地里是被伍尔夫拿捏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据李将军所说，反乌会元气大伤之后一直很沉寂，这个时候突然让他们跳出来背黑锅，不显得很突兀吗？伍尔夫不怕一个操作不好引火烧身吗？所以你认为，伍尔夫被人控制这个说法？ 很可能是真的。嗯，可是总长，这话听起来真的很不现实啊。沃尔夫已经老成了精，他能被谁控制？据哈登博士说，沃尔夫当年断然拒绝了进入禁果名单，并且十分反感哈登对联盟的背叛。但也是同一个人，在多年后为了掩盖自己在禁果名单上的事实，居然不惜牺牲两个星系。你觉得呢？这么大的反差，听起来不像是被什么控制了吗？ 不论是被自己的执念控制，还是被外力控制，其实都一样。他心里有个弱点。一个人不管看起来有多强大，手段有多厉害，都弥补不了心里的那个弱点。被人轻轻一戳，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。他这段话是在说给我听吗？ <laughs>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沃尔夫不太可能任人摆布，他很有可能背了一手。 我们两次都收到伍尔夫被控制的消息，可能就是他埋下的伏笔。操，太复杂了，所以我们才要亲自来看一看呀。啊？你这是什么忧虑的表情啊？来，吃块点心。不算上一次在玫瑰之心晃的那一圈，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八星系以外的人类社会。我四处去看看。等我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<laughs> 算了吧。 你呀，就老老实实待在轮椅上少活动。现在你扮演的可是一个病秧子。 <sighs> 白银一么破系统，就不能给我匹配个正常角色？这您就得去问李福兰了。老大，你有二十多年没回第一星系了吧？故地重游，感觉怎么样？ <sighs> 就记得住第一星系的星际航道图和当年的布防了。 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。伍尔夫爷爷，父亲曾经在书房里挂过一张照片，是我祖父、您还有哈登博士的合影。后来那张照片不见了，我想，应该是被您拿走了。 但照片毕竟是死物，怎么比得上活生生在身边的人呢？所以，我这半年多用夜皇后，把他们重新送回到了您身边。你喜欢我的脸？喂，格尔大哥，睡着了？哈登，你怎么不进来？在看星星吗？别抢我的被子！ 看来您是喜欢的，我放心。那么，再会了，祝您睡个好觉。放心，把未来交给我。 <laughs> 别担心，给您注射的是新型的神经毒素，您不会感到痛苦。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戒严了，突然收到通知，后面的星舰已经不让进了，已经进来的被要求立刻降落在补给站，大家做好准备，我们马上对接轨道。好歹没被挡在外面，第一星系的补给站环境很好，多住几天也无所谓。怎么回事？昼夜系统失效了，驾驶员权限给我。是。怎么还有人对非武装星舰开炮？漏的，补给站外面有一支武装， 看番号应该属于是第三星系中央军，他们的司令当年是统帅亲手下航的，非法集结脱离职守，逼至第一星系。方才那一波高能粒子炮应该是十位。走，给周围其他星舰发信号，让他们跟着我在轨道上减速停落。是。 整个补给站都进入警备状态了，看来我们得步行通过安检通道。无障碍通道怎么没开？这么长的楼梯。李福兰，卫队长，找到这么一个能坐在轮椅爬楼梯的身份，你还真是了不起啊！呃，明明是你自己抽到的，喘气都是负担的病人。张龙，去联系补给站通讯中心，让他们……你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 我们千里迢迢来到第一星系，是为了治病，不是来诈我托的。 <laughs> 病人先生，前方有检查，控制一下你的表情和想勒死我的手好吗？你放松，闭眼，靠在我肩上。哎，手赶紧缩回去，青筋都跳出来了。卧床十几年的虚弱病人，哪来这么大脾气？哈登博士不是说你是个职业骗子吗？业务素质呢？哎。 李兄，你说我会不会接到暗杀总长的命令？少废话，跟上！非礼勿视，向战无学习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刚才是误会。第一星系非常安全。从第四星系来的？那可是远路啊，病人受得了？啊，第四星系专家会诊过，没办法，只好推荐我们来沃托碰碰运气。来，这是推荐信。一般这种情况，我们都会优先安排通行。 星系内也会有特殊通道，让你尽快到沃托就医。但，我们刚刚接到命令，通往沃托的民用航道需要暂时封闭。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：，据沃托消息，今天凌晨，沃托标准时间一点十五分，位于半山区的乌尔夫元帅府突然停电，三套备用能源同时故障，安保系统停摆，疑似人为破坏。目前是红桃会的能源？什么？你确定吗？诸位。 我们方才得到军委发言人的准确消息，沃尔夫元帅今天凌晨在家遇刺身亡。什么？什么？元帅都死了？我说第一星很安全的吗？大家不要慌乱，有序排队，请各位稍安勿躁。联盟中央会很快给民众一个说法。第一星系暂时戒严，我们将在补给站为大家安排食宿。 幸亏我们有重兵换，补给站的人给安排了这么好的套间。统帅，当年联盟中央撤到天使城要塞，我和托马斯参与过伍尔夫临时府邸的安保系统构架。临时府邸的安保等级已经非常高了，相当于一个缩小的军事要塞。沃托的元帅府只有更严。我看那个发言人的话，也就能骗骗外行。说什么安保系统遭到人为破坏，凶手从靠山一侧潜入。 他倒是破坏一个试试看，统帅。统帅，啊，你说沃尔夫有没有可能假死？假死的理由是什么？您想，杜克遇刺，联盟把消息压了十多天，沃尔夫深夜遇刺，第二天就开了发布会，两个消息这时候一起放出来，联盟中央和各地中央军之间本来被杜克之死激化的矛盾，突然成了次要矛盾，莫须有的海盗成了同仇敌忾的目标。 嗯，缓和了，然后呢？沃尔夫一大把年纪，再玩一把死而复活，他把联盟中央的公信力往哪放？ <laughs> 他跟我不一样，我当年是声名狼藉，干出什么事都不可能再狼藉了。沃尔夫在联盟的地位太崇高了，神坛上去容易，下来难。他干不出这种闹着玩一样的事。但，他要是不活回来，联盟和中央军的矛盾是有。 联系和控制力也没了。沃尔夫一死，现在的联盟中央，谁压得住那些在各星系打了大半辈子仗的中央军？也许不是缓和矛盾那么简单。也许杜克也是沃尔夫授意暗杀的。他先借杜克之死把中央军们引来，再假死放个烟雾弹，趁各星系中央军统帅们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来个出其不意的瓮中捉鳖。 直接武装控制，强行收回各星系的军事自治权。计划说得通，但是我还是不太同意。还是那个理由，如果杜克是伍尔夫杀的，他为什么要用反污会的名头，而不是自由军团呢？另外，这个时候狙击中央军也不明智。敌人还在，就算伍尔夫有本事杀光中央军的所有统帅，这么做也只会让留守各地的中央军乱起来，而不是把中央军收入囊中。这不是给海盗制造机会吗？ 好的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瞄准主要矛盾，次要矛盾和稀泥。沃尔夫不可能这么糊涂。吴松刚才说，元帅府的安保像军事要塞一样严密，外界入侵的可能性非常低。其实当年白银要塞也是一样，安保系统都是从内部关闭的。当年沃尔夫引狼入室，现在轮到他自己被引狼入室。你们不觉得这桩刺杀？ 完全就是在影射。据我这么多年的了解，沃尔夫可没有这种勇于自嘲的幽默精神。统帅说的对。那么，元帅府的内鬼，沃尔夫被控制的传言，被栽赃的反污会，两次刺杀把中央军聚集在一起。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整件事情的轮廓了？自由军团勾结了沃尔夫身边的人。工程师零零一，你这个临时客串的技术支持还行不行？ 搞定了，公用的医疗舱果然有以前病人的痕迹，恢复一下数据就能提取信息，复制身份证件。总长，你这么优秀，白银三会被统帅解散的。 <laughs> 好久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了，有点手生。好了，大家认领新的身份信息，先各自回去休息，补给站三个小时后昼夜替换。我们午夜出发，先混进巡逻队。我还没拆过第一星系的军用机甲呢。嗯，走走走。 你走啊！病人该休息了，我来照顾你。你干嘛？刚拆完东西，手都没洗呢。你打算拿什么照顾我？嗯，你这个人呀，别人跟你正经表白的时候，你总是也反应不过来。 别人随口一句无心的话，你总能往儿童不宜的方向联想。改天有空，我要匿名写一本书，题目就叫做《拥有一个闷骚是什么感受》。你哪句是正经表白？ <laughs> 我说我来照顾你，意思是我想每天喊你起床，把你亲吻醒，帮你穿好衣服，抱着你到处散步，把顺口的食物喂到你嘴边。 一天到晚围着你转，替你做很多琐事，你连自己被子都不叠，说这话不觉得害臊吗？ <laughs> 我，担心你妹妹吗？没有，兵来将挡。喂，不是说好了我们之间要跳过窃听器和哈登博士吗？ 那天第一道传回第八星系的消息，就是后来被边境守卫军否认的那条。其中有一句：“乌尔夫元帅被他们控制了。”嗯，我不确定，但是这句话让我想起了罗德。你的前任亲卫长？罗德的母亲是乌兰学院指挥作战系的主任，是我的老师之一，后来升任了校长。父亲是白塔医药健康部的负责人。 所以洛德算得上家世显赫，但他家教不错，从来不张扬，跟上下级关系都处得很好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他来报道前，他母亲就特意联系过我，委婉地对我说：“他这个儿子性格温和，不免优柔寡断，希望白银要塞的从军生涯能磨练他，将来能回军委秘书处做一名文职军官。 <sighs> ”这样的父母，也会希望子女。 能平安稳妥过一生，更不用说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了。为什么总有人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之上？我当年太专注于跟那些人斗来斗去，我甚至觉得把我妹妹放在管委会那边是对她的保护，是我把她推到这一步的。 如果回到童年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会从轨道上跳下来，哪怕摔断腿，也要拉住他的手，跟他一起相依为命的长大。在他长大以后，把每个追求他的混小子都叫出来揍一顿。那么，也许我会失去陆心，失去这一生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期。但也许，陆心就不会死。陆必行。 也不会流落到第八星系受那么多苦，承担那么多责任。他会长成一个像洛德一样温和又没有棱角的小少爷，在毕业那天，被陆星走后门送到我手下，让我一边嫌弃，一边给安排一个好差事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林，你没必要自责。 秘书长，发布会应对那么多媒体，辛苦了。两周后，联盟为伍尔夫举行公开葬礼，各地中央军都接到了通知。如释重负了吧？下一步，下一步就到了您要装可怜的环节了，越惨越好，要让那些中央军统领们相信伍尔夫一死。 您在联盟中央就失去了话语权，成了个被人打压的可怜虫。 <laughs> 他们不是都看不起您吗？会相信的。 <laughs> 三大海盗军团入侵联盟时，半退休的沃尔夫站出来力挽狂澜。 周旋了二十多年，重新夺回沃托，在民众心里，他几乎已经成了联盟的守护神。守护神怎么会死？